第二十课《金鸡窝》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近日，假冒劣质酱油横行市场。究其原因，酱油的好坏优劣，广大消费者很难辨别。 不法分子就利用这一点，不择手段进行非法生产，鱼目混珠，以假充真，坑害消费者。二，那年父亲因病医治无效，与世长辞，他在悲痛之余。 除发奋读书外，为奉养母亲，还需觅一份工作。适逢邮局登报招考邮递员，他便报名应试，侥幸被录取。于是他一边工作一边读书，虽然紧张，却也不觉得苦。三。 红灶鸟以搭建奇异的面包烤炉而著称。所谓面包烤炉，并不是真正烤面包的，而是红灶鸟所建的椭圆形鸟巢。鸟巢呈红色，坚硬结实，形状像炉子，当地人称它为面包烤炉。红灶鸟也因此得名“面包师”。 四，面试官说，他们那儿需要的是高级管理人才。问李辉，除了自己的本行外，对其他行业还有什么了解？李辉心中暗想，今天面试八成要砸锅。好在平时常看报纸杂志，对当前经济形势变化趋势略知一二，于是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。 五，他是收藏家，然而他的收藏品并不是在豪宅密室里，而是在名胜古迹之间、青山绿水之畔。瑞士最好的宾馆是他的，纽约曼哈顿也有摩天写字楼归他所有。他的大名是卡尔·海因茨·基普。